正事儿一了，会议就有往茶话会走的趋势了，越发的轻松随意。主席冯宪军放下了心事儿，免不了要对各战队多多勉励一番。当然，不管是当前排第一的霸图，还是排第十的雷霆，作为联盟主席，那都是要一碗水端平的。稍稍表现出来一点倾向，都难免被有心人抓住以后大做文章。 随后，各队经理、队长、各种俱乐部回首再看，这回开的，最后就是云文州三言两语一个主意给解决了，开的大家还千里迢迢跑一趟，随便弄个 QQ 讨论组聊两下，这种主意也随便想出来了。看来主席大人还是蛮紧张这事件的。不过，令联盟方面还有各大战队都没想到的是。 二月失误暴增被媒体报道出来后，比起玩家的不满，各位疯狂的反应却是荣耀神之领域玩家在线率的激增。为什么会如此呢？那上游戏的神之领域看一眼就知道了，那世界频道上到处是求哪里有 BOSS 战，可以近距离一睹职业选手风采了。 尤其是一些人气高的大神，直接被玩家点着名的互相询问在哪里能看得到。玩家这方面的热情，一时间倒是遮过了对于比赛质量不高的不满情绪，但联盟方面也不敢怠慢啊。冯宪军甚至担心各大俱乐部都看到玩家如此反应后，更加不当回事儿，特意又是挨家电话联系，叮嘱注意保护状态的事宜。 怎么应付玩家粉丝的热情？各俱乐部都派专人去处理了，而喻文州的建议也在确凿实行着。于是新一周，某七十五级野图 BOSS，各方势力再度聚首。叶修开始寻觅各工会里的职业选手角色的时候，赫然发现有那么一队人马积极主动的就出现在他们星欣一行人的面前了。这队人的名号极其混杂。 来自于九个工会，但此时此刻却是无比坚定的站在了一起。叶修初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结果这九人已经主动上前开打。初一交手，星星还真被杀了个措手不及，很有些狼狈。但是等反应过来后，叶修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啊！这帮职业的哥们儿真是太靠谱了呀！ 知道我们就想找他们训练，现在专程就派人手出来组队和我们专心 PK，简直是体贴到无微不至啊！星星的众人在都明白后，更是感动的都舍不得朝这九位下手了。不过这九位下手倒是一点都不客气，看起来挺想飞快的把星星诸位送回主城。不过这两队人马看似在单独角逐。 但实际上，身后却各有工会人马，那么多的治疗，时不时朝这边照看一下，想死真挺难的。于是最后双方只能是互相纠缠，消磨时间，一直到 BOSS 被杀为止。如此结局倒是皆大欢喜，各大职业战队方面觉得星星终于不再那么烦人了。 而星星他们这边呢，也终于不用总是千方百计的去接近骚扰那些千方百计想避开他们的职业选手了。现在人就整整齐齐的列在他们面前，陪着他们打。哼这个好啊！叶修乐得嘴都合不上来了。职业战队如何处理？对战星星的对战星星抢 BOSS 的抢 BOSS，一心不二用。 节省了不少精力，而对于叶修他们，也可以一心一意的和职业选手对战交手，不用再想之前总有很多闲杂的工作要做，训练效果自然也是大为提升。如此，原本星星是隔天集训的，看到如此好事也实在舍不得错过，就当辛苦一点加练吧。要知道，这样的训练方法，就算是职业战队也不可能有。 他们的训练赛顶多也就是队内分组打个五对五，演练一些固定的套路和打法，对手换来换去，总也脱不出队中那些熟悉的人。但星星现在呢，因为各大战队每天来抢 BOSS 的职业选手是轮换的，所以每天抽出来应付星星的人也就是轮换的。如此一来，等于是所有职业选手在挨个换着和他们交手。 这何止是技术的提高、经验的积累，更是直接未来竞争对手的了解呀！要知道，打职业比赛，两个非同队的选手一年下来不在季后赛相遇的话，顶多对战两次。这种面对面的交手经验，事实上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星星诸位终于可以心无旁骛的和职业选手对战了。 职业选手也终于可以不必一心二用了，双方都对眼下局面相当满意。持续了数天，星星看起来都没能突破职业选手们的构成的外围铁壁，但他们依然坚持尝试。众俱乐部心情也挺矛盾，盼着星星可以知难而退，但又很担心知难而退之后。 叶秋会不会又想出什么新的妖孽主意？如此权衡，那就一直这么维系着，好像也挺不错。转眼三月也已经过去，这个月联盟方面可不敢到了月底赛事总结时再看数据了，几乎是全程追踪着比赛的数据状态。失误还是有，比平均值也略高。 但是，终于不再是二月那种诡异的爆发，而是回到了一个和历次更新时差不多的水准。冯宪军那颗悬着的心这才终于放下，免不了又给各队去电话，各种鼓励、支持、夸奖，同时也号召其他战队学习。其他战队看似受影响不大，但这一来，这些战队实力偏弱。 比赛中失误本来就多，起点就高，再来抢 BOSS 这种事儿，竞争力越差越不容易因此受到影响。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些其他战队中，一斩、岳云、贺武、昭华这四家在网游中和星星是一伙的。叶修现在固然要以提高众人水平为主，但也不好连这几家都下手吧。 那样显然会拆散几家的联盟，而这可是他们在 BOSS 中有所收获的保障，暂时还不能拆散。于是这几家丝毫不受影响，让其他战队的数据更是上了一道保险。而在抢 BOSS 过程中，这几家战队的选手也能继续工会建立起来的同盟，这让他们在抢 BOSS 战中屡有斩获。 而随后的均分模式，他们也没什么意见，因为在他们看来，星星战队那边的奋战拖住了很多职业选手，也是他们可以成功的关键之一。这也是中小战队这些选手的优点。他们作为职业选手中的弱势群体，没什么傲气，更不敢自命不凡，所以很能认同他人的价值。 他们这边时常发力的表现，顿时也凸显出了星星集训的战术性。各大战队更是丝毫不觉他们正在被星星当做陪练，倒是因为同盟军不好应付，也有由职业选手直接出面，时不时的结成一些临时同盟来对抗。在更新换代的特殊背景下，这些临时同盟像不像平时工会那样，一有机会就翻脸不认？ 毕竟，职业选手都是比较顾忌形象的。不过，像一些风格猥琐的选手，这时候就吃亏了。鉴于他们的战斗风格，所以大家都觉得背后捅刀一类的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是毫无障碍的。这些选手想和其他人签个同盟什么的，真是千难百难。不管怎么说，又一个月的两头忙碌过去了。这一个月。 比赛技术统计的数据不再那么诡异了，但是联赛积分榜却在这一月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主要来自于下半区，主角正是翼展、岳云、贺武、昭华这四队。事实上，这种变化在二月就有显露，只是联盟中战队强弱的悬殊也挺可怕。上半区、下半区。 当中那个分差好像一个沟壑一样，所以二月份时积分有变，但名次浮动不大，大家只当是随机波动，没当回事。直至三月，当这种随机波动持续下来后，大家终于发现了这四队成绩的突飞猛进，和原本和他们搅成一团的其他弱势战队群中钻出，纷纷开始朝上半区攀爬。 截至三月三十日，三月份的五轮联赛战罢后，四队当中的昭华战队赫然攀至了第十，岳云战队上至十一，排名第九的三零一度战队领先昭华战队不过三分，领先岳云也只有五分。而处在季后赛区排名第八的百花战队领先昭华的优势也就是五分，原本第十。 让不少人感到意外的雷霆战队，现在已经被踹到了第十二名，身后却是紧咬着翼展和贺武两队，看起来随时有可能将他接着往下撕。经数据和得分分析，这四队的崛起是因为相比起其他战队，在这大环境下，他们表现得更加稳定，状态起伏较小。再进一步了解原因，就更直接了。 这四队在网游里和星星是一伙的，星星又是星星，又是叶秋，冯宪军真无语了。一支挑战赛的队伍通过网游里的竞争，竟然把职业联赛的局势都影响了。再照这样发展下去，这四队中或许有能杀进季后赛的，也说不定呢。当然。 这个就是冯宪军不方便去表态的事儿了，哪怕他心底里更期望最终的季后赛可以收罗尽可能多的明星，但是既然是竞技，首先要保障的就是公平。这种事儿他也只能在心里期待，他不能耍一些手段去有意操纵。这个野球真能搞事儿啊，不知在挑战赛里会搞出什么来。 对于挑战赛，联盟主席一般只是一些形式上的关注，但是现在却是从心底里开始感兴趣了。